耶路撒冷会平安，从我们的父上帝，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，阿门。哈利路亚！基督复活了，他的确复活了。哈利路亚！是的，基督复活了。今天是复活节，教会最大的节日。因基督复活了，我们知道他是上帝，只有上帝能够自己胜过死亡。因基督复活了。 我们知道耶稣的话是真理，是可靠的。他受死之前好几次公开地跟大家说他要死，然后复活，他就这样做，他的话算话。因为基督复活了，我们知道父上帝接纳了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工作，我们罪人真的被耶稣赎埋了。 我们自己不必做任何补罪的行动，耶稣替我们都做完了，父上帝也接纳了，已经成了。因基督复活了，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身体将来在审判日的时候也必定复活了。 圣经说，耶稣是出手的果子，第一个手的果子。他先复活，之后我们属于耶稣的人也必定复活，因为耶稣活着，我们也必活着。我们今天一方面庆祝耶稣两千年前的复活，但我们另一方面也盼望未来，盼望那一天我们自己的身体会复活。 我们得了那荣耀的不会朽坏的身体。耶稣复活，我们将来也会复活。但是我们今天的书信经文哥罗西书三章一到四节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实际上已经复活了。是的，我们已经与基督一同复活了。中文和本圣经说：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， 但是更好的翻译是这样，所以你们既然与基督一同复活，这与基督一同复活是个连一点都没有怀疑的事实，因为前面几节在第二章十二节，使徒保罗已经说，你们既受洗与基督一同埋葬，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。 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上帝的功用，阿门。是的，我们所有受洗归入基督的，现在包括杨佳琪，我们都是借着这洗礼与耶稣一同埋葬的，也一同复活的。这是个事实，因为上帝是这样说的，他的话算话。 我们在信心里已经与基督一同复活了，我们的灵魂已经与基督一同复活了。上帝已经完成了这个事实。我们的经文第三、四节再说：“你们已经死了，你们现在已经与基督复活，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上帝里面。基督是我们的生命，他显现的时候。” 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。那最后一句话呢，就提到我们将来那天耶稣再来的时候，我们的身体也会复活，当时我们就与基督一同显现在天堂的荣耀里。在今天这复活节，使徒保罗首先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两个事实：第一。 上帝借着我们的洗礼，已经使我们本来死的灵魂与基督一同复活。第二，因为借着这洗礼，上帝使我们连接于基督，他是我们的生命。因为这样，所以就像耶稣两千年前是肉身复活的，我们将来肯定也会照样肉身复活，进入天堂的荣耀里。 这就是复活节的好消息，也是上帝借着我们每一个人的洗礼所告诉我们的好消息。好，这两点是保罗在这段经文里所给我们的基础，也是总结他已经在格罗西书第一二章的内容。除了这个之外呢，保罗在这段里还有另外一个东西要告诉我们。 就是我刚才当我念这段的时候，念这那段经文的时候，就是越过去的那几句话。我现在重新念，从第一节到第三节。所以你们若真，你们既然与基督一同复活，就当求在上面的事，那里有基督坐在上帝的右边。 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，不要思念地上的事，因为你们已经死了，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上帝里面。好，有没有听到那新的东西呢？就是我们要求要思念上面的事，而不要求不要思念地上的事，什么意思？ 首先，意思一定不是说，不是说我们要非常努力地做个够虔诚的基督徒生活，所以我们可以赚得天堂。绝对不是这个意思，因为保罗说，我们已经复活了，我们已经有永生。 并且耶稣再来的时候，我们的肉体肯定会复活，会与耶稣在天堂的荣耀里面。这都是上帝借着他的道，借着洗礼所白白赐给我们的礼物。这是上帝赐给我们的基础，而不是我们所赚得的结果。保罗在这里的逻辑是这个，因为。 因为我们已经有基督，已经复活了，已经有永生，已经有天堂，因为上帝已经白白的赐给我们这些，所以我们现在还在这世界上，还在这地上的时候，我们应该根据上帝所已经给我们的天上的事，过我们地上的生活。 是的，我们还是在这地上活着。当保罗说我们要思念上面的事，而不要思念地上的事的时候，他的意思绝对不是说我们都不要在乎，都不要关心我们地上的生活，不管我们的家人，不管我们的工作，只要整天坐在那里想哦，天堂会怎么样？ 不是这个意思，绝对不是，因为接下在我们的经文经文之后几节，保罗就告诉我们他的意思是什么，而且不是那个。那么保罗接下来说的是什么呢？他先告诉我们他的地上的事是指什么，然后告诉我们他的天上的事是指什么。我现在就念给你们听一些从哥罗西书第三章接下。 一段，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，就如淫乱、污秽、邪情、恶欲和贪婪，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。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，以及恼恨、愤怒、恶毒、回报。 并口中污秽的言语，不要彼此说谎，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，穿上了新人。在这里，我们就看到地上的事就是那旧人、那老我的思想和行为。保罗说：“我们不要思念那些。” 那么我们反而要思念的上面的事是什么事呢？就是那位我们所穿上的新人的事。接着，接着洗礼，上帝也就是给我们披戴、穿上基督。基督就是我们的新人，我们就是与他连接了。那么这位新人的事是什么事呢？保罗就继续告诉我们。 所以，你们既是上帝的选民、圣洁蒙爱的人，就要穿上怜悯、恩慈、谦虚、温柔、忍耐的心。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，总要彼此包容，彼此饶恕。主怎样饶恕了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。 在这一切之外，要穿上爱心，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；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作王，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，并且要穿上感谢的心，常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，用诗章。 歌颂、颂词、灵歌，彼此教导、互相劝诫，心被恩感，歌颂上帝。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，都要奉主耶稣的名，借着他感谢父上帝。你们做妻子的，当顺服自己的丈夫，这在主里面是相宜的。你们做丈夫的， 要爱你们的妻子，不可苦待他们。你们做儿女的，要凡事听从父母，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。你们做父亲的，不要惹儿女的气，恐怕他们失了志气。好，这一切都算是上面的事。我们要思念这些。 求这些，做这些，我们就是要过新人的生活，已经是复活的人的生活。在今天复活节的时候，我们庆祝基督复活了。我们也感谢上帝，因着洗礼，我们自己也已经与基督一同复活了，将来身体也会复活了。因此。 我们干嘛还思念地上的事，思念那些在洗礼已经被淹死的老我之事呢？我们当然要活出这复活，活出那些上面的事，新人的事。在今天复活节，我们都知道这个，我们也都想要做，但是这不容易做到，对不对？ 每天是个新我老我的挣扎，是一个上面一个地上的挣扎，我们也常常失败。那么我们今天复活节的时候，我们要怎么办？我们已经复活的人不应该那样失败，怎么办？我们就要回到受难日。是的，我们要回到受难日。 没错，我们要回到耶稣在十字架上。没错，耶稣已经复活了。但是保罗自己也说的非常清楚，我们所传的是什么呢？所传的是钉十字架的基督，是钉十字架的基督。我们这些还是常常失败的罪人，我们要回到受难日，回到耶稣在十字架上。 这是因为耶稣是那天在那十字架上说：“父啊，赦免他们，父啊，赦免他们。”耶稣在十字架上也说：“成了，是的，他说成了。你的赦免是成了，你的救赎是成了。耶稣一定要在十字架上死，才能复活。” 你也一定要常常能受到耶稣在那十字架上所给你赚得的赦免，才能够过已经复活之人的生活。耶稣今天再一次地给你这赦免，他等一下要再一次地给你这个赦免。是的，耶稣死，耶稣复活了，你与基督一同复活了。阿门。 上帝所赐、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。阿门。